直到自己小有名气的时候，开始开始组组织我自己的社团，我自己的群组，然后在所谓的黑黑社会上面崭露头角，慢慢的。 好好好，好啦好啦，都做起你啦，都起来啦！哎，你老起来，都上去，了，都上去啦！好，好，起来起来，都上去，了，都上去了，都上去啦！好的，哥啊哥，阿姐，这个是哪贝瑞达。他说，在台湾的黑社会里面，也还是有很多人拿枪吗？因为其实我是觉得说。 枪支意思是但是有时候非必要的时候，我们是不动枪的。嗯。呃，我的名字叫跛脚，啊，我是一九六六年在台湾的嘉义出生，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那在年轻的时候，因为不懂事。 加入了台湾的主联帮，他有开枪，然后甚至有打到人。My mommy s a y I cannot touch any gun because this is a very dangerous thing, so I cannot touch it. But I want to shoot anybody. 根据我知道的竹联帮啊。 他们的帮众应该有不少，啊，堂口也很多，堂口大概有七八十个堂口。从最早开始，啊，开堂以来，我知道的有，从天地、至尊、万古长青，就有八个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又有八个堂；东西南北。 梅兰竹菊，龙龙狮虎豹，啊，不胜枚举。但是呢，在非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诉求也是单纯做生意，以不伤害到人为原则。所以说，还有梅兰竹菊，这个这些帮派慢慢的就是因为啊，树大了，它会分支。 卡有啊，我现在有。我的卡出点料啊！哎，公安的话搞什么啊？网络啊！我今天我在我的管区里面，我所收保护费的店家有问题有状况。今天不管是碰到黑道也好，碰到白道的也好。呃，我姓王啊，明先军哈。 那我是六十七年出生的，我刚开始加入组织是属于竹联帮，那我加入的年纪大概是在十四岁左右，但是对于组织来讲，那现在呢，现在是一家建设公司的总经理，我的观念，我今天退出组织，我还是组织的人，我还是公司的人，我的精神还是在公司里面。 台湾来讲呢，早期有所谓一个收保护费的一个情形啊。那你如果保护费今天收了，那我们当然我们要替店家要去做事情，政府机关单位也好，我们今天跟他收了保护费，那相对的我们要出面去帮他们协调，去帮他处理。早期在我们万华来讲，可能你走在路上。 去逛个街，你就会看到人家拿刀子在路上追来追去，几乎是每一天都有。当街看到有脚在地上的，有看到手在地上的，啊，这个是早期常常会有的一个情形。

一路来啊！我今天我是某某人，我今天进到哪一家公司，进了哪一个组织，那我们都是要发誓啊！我们要对公司要忠诚，我们不能说谎。就是说，我们入组织之前，我们都会交代。如果做不到，甚至说有违背组织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组织里面呢，也会有所谓我们自己的一个家法。嗯，我们所谓的家法呢，以我们来讲，我们里面如果是组织属于主管阶级，我们犯了错是不可原谅的错，那么在组织里面的长辈呢，他会要求你，可能会把你的小拇指。 多掉，也有可能我听过的，他们会要求你有一个执行加法的动作，所谓叫三刀六眼。什么叫三刀六眼呢？组织会给你一把刀，有点像我们的日本武士一个切腹的一个精神，但是他的做法，可能我今天我拿了一把刀，你必须在你身上任何部位，你可能要刺三刀。 你这一刀刺进去的时候，一共刺三刀。什么叫六眼？前面刺穿，你要后面刀子要从后面出来。刺一刀前后会有两个孔。那么你是今天你是一个小弟的身份，可能你接受的家法会是相当严重的，可能会把你的手或脚给直接打断。那当然，在年轻懵懂的时候。 打打杀杀，这是在所难免。那为什么打打杀杀？很简单，就是为了生活。所以我一直认为说，打打杀杀为了生活打打杀杀并没有错。好，来，来，过来，过来，等牌一起。牌九，这个叫天九牌。天九牌，天哎。 他这个什么规则？规则还是比大小？我不知比大小，要前面赢，对对对，前面赢，后面都也赢才有算赢。输赢。各各先比两只。要报十五啊！这个这个算是不合法，对不对？哎，不合法。是从以前到现在都不合法。赌一般除了在卡西诺以外，通通不合法。但问题是台湾没有卡西诺。 これはもし警察の人が来たら全員逮捕されること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す。哦，讲错，这个是这不是真的钱，对不对？这是筹码税，这也要结现金的。那要在哪里结？在后面结。后面结。后面有现金孔。老板跟老板结。哦，对。这样一直是四十万台币。こちらだと40万円。一张円円。你你买。 でこちらは2万元で2万元はだいたい6万円そしたらこちらのだと120万円ですね日本円としたらでそちらだと这是八百万对不对八百台币对八百こちらえ一四十嘛こちらだと日本円計算すると600万円ですね是不是一天下来的 一天这样玩下来是几千万，对，几千万，一个晚上，一个晚上，输赢都是上亿，台币，台币哦。哎，我开吧，我第个最会，开吧，第个最会。哪里？头发碎碎尾，拢到三鬼。你你啊，想做较无稳。哎，啊，我开开，干你哪有？哎，他没靠背，现在讲我那边靠背。 观世音帝君在上，护佑众弟子，忠义之事，永保安康，感谢，好吧。因为关圣帝君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面，他就是忠义之事，好，他是。 义字当前不是利字当头，所以身为兄弟的大部分都会朝拜他，哦，敬仰他的精神。因为关圣帝君会受到台湾兄弟的的敬仰，哦，除了他的忠义以外，哦，他从武王被称为武王到武圣，再来武神，再来帝君，那有帝这个字等于就是皇帝，不是说每个人要背神明就可以背神明。 你要你要要问他，要用是外边的对，爱爱永辉吗？对，而且关山帝君没有几个人敢背了，那有时候一出去哦，可能就是被车撞死，要么就是被砍死。像我我就背他嘛，我只要去按摩还是干嘛，就一定要把它盖住，哦，不能说这样子就是让小小姐人不行，对，兄弟，是是？不七月八月。 可以可以看一下，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是七爷八爷，哦，这是七爷，这是八爷，这是台湾的呃算地府的神，哦阴神，哦七爷八爷，那他们的职务就是负责，只要有人往生还是什么，他就是去龙头的鬼头。 这龙啊，这头头。其实，像这种鬼头、这种事情，其实最原始算是从日本过来。 哎，知道这个是什么吗？你可以告诉我。这是台湾的，也是记忆中其中之一。阿塞间的代表，是阴间的警察。可是七叶八也不是啊，他们他们的七叶爷也官阶比较高。对对对对对。所以七叶白有么？他是阴间的刑警。对对，阿真是阴间的警察。对啊。就是我要问你是，当你要加入一个这个组织的时候。 你你们一定要接受这种训练，然后一定要去跳八家站啊，或什么这点训练吗？也是一种必经过程啊。对啊，没有错。都是必经过程。每啊。每个大哥，每一个小过，他们都有尝试过，是吗？对啊，时间长短而已。嗯，对啊。会越越热闹，现在人的需求。其实在台湾早期来讲哦，因为有一些小朋友他想要进入正式的一个组织。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那所以他们只能从地方上的一些庙宇活动，啊，他加入之后来慢慢的壮大自己的声势。 说我们本省挂的角头，其实现在都是融为一体。景气没有那么好，政府单位不允许，导致说今天台湾所有的帮派会有一个核心，通通聚集在一起。那这就是现在可能在台湾这部分，我们一个帮派组织的一个走向，因为必须这样子才有办法生存，没有办法像。 我们就是要标榜，今天我们一个社团出来，我这个社团就是有办法处理这个事。政府他没有真正的哈去看清楚这一点。他如果加以控管，不管你什么族人帮、天道盟、四海帮，各帮各派各个社团都好，你只要加以控管，把这些力量。 转为另外一股力量来做所谓的社会服务，做社会的公益，不是很好吗？